锵锵三人行，今天我觉得咱们可以聊聊这个《我是歌手》啊。 <laughs> 哎，你们看了吗？我看了一些。喂，我觉得这次认识这个黄绮珊，我本来是听别人说啊，在最近这几期我没看，我就是这个春节的时候啊，集中看了他从头到那么呃几集啊，嗨，真的就是说一个人唱歌能把人唱哭了。 就这个是不是我有忧郁症？我觉得还是什么？ <laughs> 就这个黄绮珊呢？实际上啊，内行人知道，就是早知道是唱歌实力很强的，但是就那个唱那个什么歌，什么什么什么，我张开怀抱的力量了， <laughs> 哒哒哒哒哒，你啦啦，就在唱这个歌那那回，哎呦，我就在电脑上看呢，就说这个过去，咱说一个电影把人看哭了，小说把人看哭了，我还真是体会到。 没什么铺垫，就听他唱完这首歌，我就泪流满面。然后我就把我爸爸叫来，我说：“爸爸，这个那男人唱哭了。 <laughs> ”我爸爸看，我爸爸说：“哎呀，你知道，我，你知道我心软，我不能看这个。” <laughs> 我爸爸也也流泪。哎，真是有感染力。你的家族也蛮奇怪的。 <laughs> 对，父子其实都是一肚子苦水。这个变化是现在我是歌手是把下面的人唱哭了，以前的那个超女快男呐，是台上哭。 嗯哼哼哼，这个从台上哭发展到下面哭，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哎，然后才看看这个节目，这原来呢就是正如现在中国很多当红节目一样。 但是他这次倒不是从西方买的版权，是韩国的这个节目。听说这还是韩国成型的节目，头一回往出卖，所以韩国方面呃也很认真。就是还有也有什么宝典啊什么的卖的这个呃湖南卫视，但是韩国方面说湖南卫视做的好像很好，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说不仅是以前是台上哭，现在是台下哭。我们坐坐在家里的确也哭啊，我看得很难过啊。 那是我看过最难过，可是最最好看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参加比赛的很多都是有些啊，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嘛，齐秦嘛，齐秦啊，小哥嘛，然后还有那个谁林志炫，林志炫炫林志炫，对不对？我们年轻的听他的，他很多情歌我拿来骗女孩的，我对他非常感恩啊。 <laughs> 现在看他这样唱比赛被折腾被淘汰，我很难过啊。 看你很难过，我觉得其中这个节目最让人家觉得跟以前的不一样，这是都是前面的歌手。当然，他们那个你难过归难过，他们只要上去啊，就算没有赢，听说他们以后的出场费都马上涨了几倍、几十倍。这个节目红了的这个效应，对，所以其实就说这个这些收视率高啊啊，现在很火呀。对对对，这个我是歌手，甚至现在有人他是哪个主要广告商赞助的？ 有有一个什么白研究的很专业啊， <laughs> <laughs> 这一部分我最不满意。反正不是我们桌子上放着的， <laughs> 是不是他的对头啊？不知道。哎，不，我我我觉得基本上像唱歌比赛都是凉茶比赛。哎，不一样，不一样，知道啊？他好玩在于说他的赞助商啊，我不讲他的名字哈。像我们是放在桌上嘛，对，他是要公布的时候也把名字讲出来嘛，对不对？比方说现在这一轮。 排第三名的什么什么，这是那个品牌歌手，那 <laughs> 很奇怪。你能够想象，你问我们问题以前先说。 你是什么什么凉茶的徐启东？ <laughs> 我问你有什么意见？什么什么凉茶马家辉？你有什么意见？你凉茶马家辉好，人家不给你搞个前列康吗？对对，前列腺马家辉。 <laughs> 听说最近有人这样这个 <laughs> 干嘛？对我们三人行，三人行。所以说自己做不了主的人在江湖啊！你的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商业社会里，你自己啊，就会发现呢，轮不到你自己坚持什么。我们讲的是上层建筑。 人家看的是下半身，是那下半身无所谓， <laughs> 他分给我的前列腺那个分给我分，对不对？他不分，不分。这是凤凰网站的经营，打折可以。你就在《锵锵三人行》这个这个坛子里边，你就能看出啊，这些市场。 就是凤凰卫视要赚这个钱，凤凰网站要赚这个钱，就是不分给我。赚赚钱没关系，我是分药，把那药分给我。们。钱 <laughs> 没关系，你们以后让你终身免费享用。嗯，是啊，是啊，我觉得开始需要，反正啊，都是咱也没办法，就得我觉得有点阿 Q 的精神，就是说。 人家之所以前列，咱们是看得起咱们， <laughs> 对吗？你不红，怎么可能？连下半身都看， <laughs> 对对对对。他不一定看得起你，看得起你的前列腺。 <laughs> 你知道那个早年刚有凤凰卫视的，呃，不是，就好像还还对，刚刚凤凰卫视的时候有个节目叫《音乐无限》。 因为无线那个时候的这个赞助也很有意思，也必须要求主持人是要连起来说的，叫什么呢？欢迎收看小护士音乐无限。 <laughs> 我说你怎么不叫老中医音乐无限？ <laughs> 名老军医。对对，我觉得我们幸好没叫凉茶徐子东哈。可是说回那那那个节目，我觉得做的真好，因为我就在网上看嘛我做了一个小统计，我我很喜欢玩数字游戏，看到他每一段的镜头啊。 其实现在的节目都是越来越零碎，越来越快哈。这个节目更快的不得了。我觉得韩国给的那个宝典，可能里面这样写清楚了：每一个人讲话的镜头不能超过八秒钟。我数了，没有超过八八秒的。不管是他的什么经纪人、观众、他的歌手讲话八秒，要换一个镜头，三秒换一个镜头，这样整个节目里看起来动态感非常好。 当然，每个部分都都都非常非常好。所以，实际从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我不就说嘛，我中国电视的这个大片时代已经到来了。嗯，它这种都需要，其实我觉得就跟拍大片一样了。好比说，八个机器抓这个人所有的表情，拍下来可能拍了一千分钟，但是从这个里边剪出来，剪九十分钟。所以很多明星都跟我说呀，他就说，哎，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吧？就说。 赚钱的节目呢，我做的很 <laughs> 很很怎么说呢，很费劲，对吧？但是这个我喜欢的节目呢，不赚钱。说，比如说，你看，我最喜欢去你们《锵锵三人行》，你们《锵锵三人行》录多少就播多少，跟直 <laughs> 一分钟都不剪。可是你们不给钱。 <laughs> 但是那那那些个大片节目，好家伙，他说最后把我剪的，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就是确实，但是我我就说啊，这个它有个根本的不同。 过去这个中国好声音呢是呃叫素人嘛平民的上去唱歌，这个就是成名的这个歌手。我的这个感觉啊，幕后咱们不知道啊，至少从表面呈现出来的，哎，我觉得是个美好的比赛。嗯，表面呈现出来的啊，当然是有。它跟那些其他的比赛最关键有什么不同呢？比方说中央台有青歌赛，对不对？啊都办了很多年了，嗯，歌唱比赛。 那个呃，东方卫视有什么？生动亚洲，那个其实他们是原来就是中国好声音的这个。他最大的不同就是成了名的歌星去 PK 去比赛，什么齐秦呐，呃，陈明啊，黄贯中嘛，黄贯中第一轮就 Beyond 的这个这个黄贯中给淘汰了嘛。还有杨宗纬，没有，这是一个不同，还有的他每个部分包括什么呢？ 这些成名的歌星去玩这个游戏，要签给他们签一份一份合约，他有经纪人的啊。那个节目里面，我代表，比方说你是歌手，我签你签给我，我是你的经纪人。然后呢，我会在现场替你去拉票。 因为投票是几百位，他们很严格选出来的听审团啊，对听审团，反正还分不同年龄，七零后、八零后什么哈。我要去你去拉替你去拉票，还要去替你规划你的形象，你用什么歌、什么样的策略来上台打动这些观众哈。这个部分也是表演，还有一个部分，你看那些坐在台下的观众，每个人七情上面哈。 其实也是演出的一一个部分。哎，给徐老师看一段，你找找感觉。就说他们说是这个，呃，这个节目火了一个人，就是这个黄绮珊。实际参加这种节目有一个，就是你必须得是实力唱将，对吧？你那些个偶像派没实力的，你在这儿就玩不转了。但是呢，这个里面也可以更进一步的辨析为什么。所以我就发现，他们说这个羽泉是比较聪明的歌手，我过去不太懂，这次我就明白了。 就是说啊，你知道，如果纯粹是五百个现场观众投票，你慢慢的也会发现，有些歌他们比较容易投票。这不光是个难度，你挑战个难度，你阳春白雪未必能感动他们。比如说《烛光里的妈妈》，嗯，但是你又把它，你作为专业歌手，你不能，你你得把它变奏，你变奏变成一摇滚范儿的，或者变成一爵士范儿的，但是是《烛光里的妈妈》这样的一种。 你知道吗？老百姓的感情的，哎，抒情的，哎呦，一说母子，哎，你要选这一类的这个歌呢，容易把他们给唱感动了，你就容易得票。所以这个东西很动脑筋。你可以看看这个黄绮珊这一段。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离不开了。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走得多远。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嗯。 老师有什么？那首先第一个，这种呃电视这种就是演唱会的成功哈，是建立在这个唱片工业失败的基础上。嗯，就是因为唱歌的人啊，现在发现出碟，那个电台的榜上榜完全没有用，赚不到钱。然后呢，你要开演唱会，开演唱会呢，最好的一个方法，你先要红。 你先要知名，让人请那个《中国好声音》那些人其实唱的不怎么样，现在到处演唱，广告牌打得很大，所以他们赚钱现在很多，甚至比那些大牌的还要多。那么这种节目也是，呃，这是这是一。第二呢，这种大型的娱乐节目呢，建立在你怎么制造观众。嗯。我去湖南台做过节目，跟汪涵有个节目，所以我去过。也哭了吗？不是吗？ <laughs> 他们的导演的追艺术追求之一就是要人哭。 <laughs> 基本上我看过有好几次，这个做的很成功哈。我下来我就跟那个导演我说做的很成功，那导演说没哭，就是很 <laughs> 很失望，就觉得那个上面那个人没哭出来。他们把这个追求这个当事人跟观众的这个哭作为一个，就是我们简单的说，是煽情的一个效果。但是更重要的，我注意到是他们培养自己的观众。嗯，湖南台的观众啊是很特别的。 你知道湖南台的地方，它那个地方，你高速公路机场下去哈，就三个很重要的机构在一起的。我在我看来，现在是毛主席家乡这个省的三大最主要的支柱。哪三个？第一是三一重工，啊，这是中国现在最重要的国内国内民营企业重工业，啊，大量的卡车。旁边是湖南那个广电。 对面是武警总队， <laughs> 啊，这是现在三大支柱，铁三角啊，铁三角， <laughs> 铁啊，铁三角这是湖南。然后呢， <laughs> 他每次做节目哈，包括一些小型的文化节目，大量的观众来排队来做现场观众，这个积极性之高，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小伙子叫武艺，听过没有？你看你就不大知道，快男比赛胜出来的一个小伙子，红啊，在里面的那些。 进去的女孩子啊，观众啊，她在做节目哈，从头在讲话，那些女孩子从头到尾在哭啊，从头到尾在流眼泪啊，就这么拿那个本子，他们的视野是充分被自己湖南台培出来的， <laughs> 对外面的人都 <laughs> 不认不认识的，你你其他的人，像阿义什么人进去哈，他们全部认识，汪涵进去哇，他们就就爆炸， <laughs> 所以他快男超女的人本身哈，对他所以。 一个娱乐工业，我我去湖南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看看中国现在第一位的这个娱乐机器，它是怎么运作的。我就发现它打造它的观众。嗯，我跟你说，你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啊，一个娱乐工业就得搞出一个它的叫， <laughs> 比如说这个呃芒果台就要搞出一芒果叫， <laughs> 其实这也没什么。 好莱坞也在搞好莱坞的教，不过它范围大，它范围大，哎，对，它他有它的巫术，它有它的这个这个，但是只是它的这个这个催眠能力呢，限于它这个教徒之内。嗯，那问问题在于他怎么样来做到？我也曾经跟你一样，跟子栋一样，为了开眼界而去哈，参与一个节目当评审。我告诉你，那种经验是从来没有的。 去干嘛呢？OK，都是周末去嘛哈。比方说是礼拜天白天要露营的，礼拜六我出发，到了那边，然后是傍晚，呃，有时候是晚上，晚上八九点。我以为总是睡觉吧，跟我太太去啊，我们做做个脚底按摩，我帮他按，他替我按那了。原来不是，一去东西放下来，开会，马上把几个评审啊，是跟电影有关的节目开会。 要分配角度，哎，你从什么角度来提问？明天你从什么角度提问？什么角度提问？以免重复，重复就不好看了嘛，哈。而且也讲到说，你可以如何来挑动那个台上的参赛者的一些情绪。 完全又花了那个时间，每个礼拜六啊，我记得开会开到凌晨一点，也有两点也有。然后第二天早上把你叫起来吃个早餐，去化妆什么样来做？我觉得每个环节啊，培养观观众也好，也要教导那个评审，评审也是表演的一个部分嘛，哈。然后台上要哭什么要哭，我觉得真的非常 <laughs> 非常密集的工业。对，我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呃，怎么说呢？ 很多时候现场的哭啊，有人说是什么制造的，制造不制造吧？你也得承认，很多哭也是真心的哭。它造成的那个环境啊，这人是很容易触景生情的，很容易哭。嗯，而且人家弄哭了呢，你也只能佩服，对吧？嗯。但是呢，要是我身临其境呢，我就老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laughs> 咱们就可能是这种啊，就是很难融入一个环境的这个人，就是。 哎，我曾经说过，就说中国电视这个哭爹喊娘的现象，从中国电视剧看到中国的这个电视节目啊，我看到的就是，比如说外国像西方的这种英美范儿的电视节目，我看到他们还是以笑、幽默为主啊，大家欢乐，很欢乐。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民呢，就是真的心里太苦了，中国人呢是不是心里藏着的这个凄凉太多了？所以你就看呐，很容易被逗引出眼泪。 稍微有点儿啊，你比如你看，为什么我听黄绮珊唱歌我就哭？ <laughs> 就是，哎呀，就是你心里有苦水，你知道吗？你在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咱们整个比较悲情。到台湾，你看他们讲台湾就是滥情，嗯，为什么也容易哭？动不动你这么哭，你要照英国人看来，你这个很不就是，那因为怎么说呢？不够高贵，或者说说的更难听点，比如照英国人的标准，咱们在英国不是学过吗？他觉得你。 在这么一个场合，你动不动这么嚎啕大哭啊？英国人和日本人都会认为这是有失。呃软弱呀，或者说是怎么会这么打人？没有点英国人跟日本人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在两个岛上， <laughs> 那两个岛位置都很像，所以他们的文化是是真的有有相通的地方。中国人尤其是南方人呢，是跟南欧的相关。 我不认为意大利。我我我最近自我诊断，因为我也爱哭，但是当然我从来不会在有公公开场合哭，但是我自个儿一个人老爱哭。最近我在网上查着啊，焦虑症症状之一，就是容易哭，容易哭，没事就哭。后来我赶快打电话给我爸说，我说爸， <laughs> 咱们是可能是焦虑症。 <laughs> 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佳辉刚才讲的例子，其实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娱乐工业啊，它也有它技术含量。 当然，你现在深圳河一过啊，香港一个一到深圳啊，你去看公众场合首选的就是芒果台，就是他的就是一般的大众，就是打工仔的阶层，他一条就芒果台，他们做很多的这种具体工作，他们也很难，他们做成一个什么节目，上面就有一个政策来限制他这个节目。 他整天跟 CCTV 作战，没有现在合作， <laughs> 现在合作了，大大有跟 CCTV 很招安了，媾合之势，招安了。你不能那么叫，但是但是他可能可能他收购了 CCTV 啊， <laughs> 也也难说，可能是广告商在，广告商在。不过我我想说哈，除了，比方我有些我是觉得我我也不大赞成，但是你的确看到他是他想办法动脑筋，我去做过个节目。 其中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就听到我曾经插过队，嗯，结果瞒着我，派了一个摄制组到我江西插过队的那个生产队，我做梦都想回去啊！几十年，他们居然找到那个地方，采访到那里的农民，还挖出我插队一起的女同学， <laughs> 弄到这个节目上去。我说我真是佩服他们。我说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对我关键是太少见识了，太可这个孩子孩子也找到了吗？ 没有，这个太平常了，这个太平常了。结果呢，中间出了一个差错，就是在没有应该到的时候呢，那个人物已经出来了， <laughs> 所以最后那个效果没达到。这就你这我们，但是我自己很很很忏悔的，就是我一直想回去，我都没回去过。你这个，你你这个，我们行话叫做故事。 对，嗯，这个有经常也会出现一些很可笑，的，就是这故事没做好，就像你说的， <laughs> 哎，那个气口他怎么没哭呢？ <laughs> 或者说早有有早一点出来，早一点出来，晚一点出来，很难的。但是你佩服他的诚心，他的他的心理。所以，哎，我就觉得这方面你知道吗？就是说专业性啊，我就讲一点中国电视现在的确是总想好上加好，这个。 这个这个我这个这个歌手这个节目啊，你知道他的吸引歌手原因很多啊，歌手来的原因有浪漫的，也有现实的原因，但是其实有一个原因你们都未必想到，音响太好了。嗯，他是游说歌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因为歌手在尤其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能碰上一回话筒响的那也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他是说在体育场里给。 五万人的这个欣赏的音响用在这里，给五百个人品尝这种音响。你知道，过去老是说崔健在呼吁，就是说坚持歌手的贞操，就是说，哎，音响不好，我不唱，对吧？你有没有想过，主持人有没有人提过这个的其实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里面啊，要不说就是内行，这个音响它有一个。 回放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中国主持人都爱喊？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